因为材料竞争影响到联赛成绩，这个冯宪军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拿这就是荣耀联盟的特色来安慰自己。反倒因为罪魁祸首星星让冯宪军对这一期的挑战赛充满了兴趣。四月一至，参加挑战赛的各队就收到了联盟的正式通知。 四月十九日、四月二十日这周末两天为报道日，四月二十一日挑战赛线下赛正式开打。时间通知较少，也是为了方便选手安排时间。毕竟除了职业战队，很多玩家选手都是有学习或是工作。挑战赛的线下赛至少也要一个月，这么长的空闲时间想折腾出来，当然需要时间来操作。 星心方面也有罗辑和安文逸这两个学生，不过叶修一早就和二人打过招呼，所以两人动手安排的时候还要更早。请假、逃课还是怎么？叶修就没有去打听了。不过他还是倾向于用恰当手段。逃课这种的难免会提心吊胆，这对于选手的状态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进入四月开始，各大战队选手依然两头忙，但叶修他们可得有些收敛了。两个月的集训，几乎天天和职业选手过招，过招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每天的 BOSS 刷新。七十五级的野兔 BOSS，职业选手是最积极的；七十级野兔 BOSS 也还好，但这以下的基本就不会有职业选手冒泡了。 此外，像凌晨时间、比赛日什么的，通常也不会有。于是，这段集训倒是让时不时就会因为某些事打乱作息的兴欣战队作息彻底规范起来，规范的和职业战队如出一辙。两月下来，技术水平飞快提升一个档次不说，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好，装备水平更是进一步得到提升。 君莫笑，千机伞已经确定了提升七十级的方案，目前尚欠的就是技能书方案，因为七十五级的材料研究还很单薄，所以叶修暂时不准备让千机伞突破七十五级。目前的星星担不起这种应试带来的材料损失，富裕的材料多做些银装更好。目前来看，韩烟柔的。 将是除君莫笑和迎风布阵以外第一个拿到银武的人。毕竟叶修对于战斗法师实在太资深了，别说银武，接下来的发展在全身的银装上，韩嫣柔也会拥有很强大的领先，全得益于叶修的知识储备。至于其他职业，叶修虽然都精通，但毕竟比不上战斗法师是他数年的专属职业，这么手到擒来。 银武战矛，火舞流言目前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制作，但方案图纸已经完全确定，而且经过逻辑的演算，据说已是万无一失。目前还没制作，只因部分材料有欠缺。这种对于普通区稀有材料的需求，是让叶修他们最无力的。他们实在没有精力可以分心到普通区去参与 BOSS 竞争了。 各区现在虽然已经培植出了工会势力，但短时间里还不成气候。这批材料，叶修准备寻找交易，因为是野兔 BOSS 的稀有材料，虽然是普通区的，但也大多被俱乐部工会势力垄断。小强工作室那边无货，最后叶修只好找上了在俱乐部工会中的好朋友岳云、贺武、昭华三家。 三家工会势力虽小，但总不至于一穷二白。鉴于双方平日合作的良好关系，三大工会会长都表示可以帮忙请示交易。稀有材料的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普通区的稀有材料，一会之长都没有直接交易的权限，需要在俱乐部走多个部门的流程。叶修倒也不急。 因为手头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最近集训还在继续，只是已有收敛，大家开始积蓄精神，准备面对很快就到的线下挑战赛。而装备上，在这之前就要尽可能的完成了。火舞流言只是装备工程中的一部分，叶修会弄的银武也不只是武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整理材料资料的同时，叶修和魏琛顺便一起整理出来了许多银装思路，而后再交给罗辑运算。方案确定，材料足够的，那就直接做出来了。要不是已经弄出了不少银装，火物流言现在不至于因为材料被卡住。当初从轮回带来的价值二百万的材料，可就是以普通漆各类材料为主的。 因为叶修清楚自己未来活动重心肯定是在神之领域，普通区的材料掠夺多半顾不上，所以未雨绸缪了一把。二百万的材料东用西用，也就渐渐不完整了。再做装备，缺料也越来越多。但在火舞留言之前，却已经做出十九件银装，全部达到七十级。 这要再加上千机伞和死亡之手，如果没有无极解散那回事这比当时银装二十件的翼展还要多一件。星星目前，叶修和魏琛自带银武千机伞和迎风布阵，无极解散时从那里收购来数十银装三件，现在经过一番消耗，自主生产银装十九件，共计银装达二十四件。 这当中，魏琛的迎风布阵无疑是最华丽的。银武有了，从无极收购的三件银装就全是给他术士的。而后和叶修一起研究银装，就像叶秋对战斗法师最信手拈来一样，魏琛当然是对术士最为娴熟。自主生产的银装十九件，再出四件银装。 目前，迎风布阵已经八件银装在身，远超联盟五点二三件银装的平均水准，甚至直逼神级角色。蓝羽战队的第一术士角色索克萨尔银装也就是十件，比迎风布阵多两件罢了。不过话说回来，迎风布阵的银装还全是七十级的，这点和索克萨尔没法比。 除去四件术士装，十九件银装中还有战斗法师装五件，仅这两职业就占去一半。再有流氓装三件，牧师装两件，鬼剑士装两件，召唤师装两件，忍者装一件。忍者装无疑是给莫凡的毁人不倦的，这让老板陈果有点不踏实。集训什么的，莫凡也都跟着一起参加了。 不过，由于双方都有工会后盾，战斗很少死亡，所以他的拾荒才华也没能怎么发挥。倒是战斗水平在和职业选手的较量中也进步许多。但是莫凡依旧没有丝毫表态，没有过让陈果放心的态度。他总觉得忽然哪一天莫凡就会一声不吭的离开，顶多是当着众人的面走。 给莫凡的忍者做银装，陈果担心最终成了亏本买卖。结果叶修倒是大气，做出来的银装毫不犹豫的就交给了莫凡。莫凡更大气，一声不吭的接过，谢都没说一声，直接就装备上了。陈果那个郁闷就没法说了，真想拿手卡着莫凡的脖子让他给个明白话。不过依莫凡的性子，陈果怀疑自己真这样做了。 也依然不会得到答案。这十九件银装做完，接下来要不就是制作思路还不明了的，要不就是像火舞留言一样思路明了却缺材料的。材料目前只能寻求交易，最快捷。制作方案，叶修和魏琛却不再像之前那样使劲研究了，毕竟线下赛将近，他们两人也需要休息，需要调节状态。 而且比起唐柔、包子他们，这二位的高龄，想保持精神更加不容易一些。在叶修经验丰富的调控下，星星在线下在前夕放慢了各项事务的节奏。如果说这一年以来，星星都是以各种迅猛的姿态在发展的话，现在终于到了检验结果的时候了。 在这之前，当然要好好消化一下这段时间所积累的养分，最终充分的展示出来。四月五日，四月份的第一个周六，一大早，星星这边就来了客人。苏沐橙、陈果每次遇到都会拉着问东问西、问长问短聊个没完，但是今次看到苏沐橙过来，却也只是很寻常的寒暄了一番。 而后却是很快把自己穿戴整齐。陈果知道苏沐橙今天为什么会来，因为今天是清明节，苏沐橙和叶修要和他去同样的地方。三人一起出了门，一起搭车，一起前往南山公墓。一路三人很随意的聊着，没有刻意去凝重，也没有刻意去轻松。 一会儿去找你们。像去年一样，稍近一些的陈果暂和二人分别，先去看望他的父亲。一会儿见，叶修、苏沐橙和他招呼了一声，也朝苏沐秋那边去了。老爸，我来了。目前，陈果放下了鲜花，一边随手清理了一下周围。其实，陈果并不只是每年清明才来。 平时也会常来看看，只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罢了。不过清明这次，陈果习惯性的会正式一些，会比较系统的给老爸讲述一下自己这一年的生活。哎，这一年好忙啊！真想不到我们的战队居然真的搞成了，我没有看错人，那个家伙，虽然还是乱七八糟的感觉，但是真的很可靠啊！ 其实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帮到过他什么，但他从无到有就这样组起了一支队伍。我们现在在参加荣耀的挑战赛，如果最终获胜的话，就会成为真正的职业战队了。星星也就不仅仅是网吧，而且还是职业俱乐部哦。唉，不过现在没人看好我们，因为这次挑战赛里有家世战队。家世战队啊，你知道的吗？ 是咱们的对门，就是以前我很喜欢的那个队伍，不过现在不喜欢了。当然不是因为成了对手，是因为他们不厚道。不过说起来，如果他们厚道的话，我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机会，可以经历这一年的这一切。这一年我很快乐，而且特别充实。下个月下旬我们就要去打线下赛了，我们一定会赢的。 你说是不是？陈果说着，笑出了声。